严哥，我把陆顾问送过来了。监控那边似乎发现顾威在红星路地铁站打了几个电话，我们是不是？你们先去探探情况，包括顾威平时出没的地方，发现新线索随时联络，不要擅自行动。是，陆顾问，上我的车。嗯。 监听器呢？没电了。布威在哪里？我又不是布威，我怎么知？布威在哪里？晋江文学城，淮上原著，猫耳 FM，声音气球，联合出品，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，《破云》。 第二季第十四集。你不会以为我把那个小姑娘藏起来了吧？你是故意的。你不想让她对警方说出更多事情，所以设计好了。你就是要放她走。你想让我怎么办呢，燕贤？波威知道我是谁，也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。对黑条 K 来说，他已经翻不起什么风浪。 但如果把他交给警方，谁知道他会说出什么难以证实的谎话？换做你是我，你会怎么做？所以，你就把他交给黑桃 K 去灭口。不会，从他落到警方的那一刻起，黑桃 K 就再也不会在他的世界里出现了。不过，不韦自己应该也没意识到，不然他不会在地铁站里打电话。为什么你这么了解黑桃 K？ 还记得我们在胡伟胜家遭遇黑桃 K 那次吗？事后在医院里，我告诉你，我看到了一幕无法解释的场景，但当时你只关心我有没有看到黑桃 K 的脸，却没问那场景是什么。那是什么？呢？你摔下楼梯时左手的脱臼，是黑桃 K 给你接上的。 <laughs> 从审问李雨欣开始，你就知道行刑者只是你的替代品。 而后来你说，站在黑桃 K 的角度来看，你背叛了他，也完全是在撒谎。实际上，在他看来，是他背叛了你。那么，你跟黑桃 K 乃至整个贩毒集团，又到底是什么关系呢？曾进出过红星 Q 待过的七零一室，甚至在门框内侧留下过指纹的江队长，你说什么指纹？嗯，谁跟你说我进出过七零一室？ 发现目标，重复一遍，时针确定在东平地铁站附近。发现目标，严贤收到，我现在就过去。来不及的，他明显是打完电话以后就坐地铁转乘了。放手，从红星路到东平地铁站往下沿线，底站名叫三里河，附近有个叫家园的儿童福利院。不会在父母去世以后，应该就待在那里。 直到被方星叶找到，那里也是他第一次遇到黑桃 K 的地方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当年我也是这么遇到黑桃 K 的。别怀疑了，我要是还敢隐瞒，是等不及想让你把我交给公州警方吗？ 有人吗？谁呀？哎，门卫大爷，您过来看看，这个姑娘刚才是不是来过？啊啊，来过，来过，得有半个小时了吧？他跟那门口啊还看了一会儿了。他以前是在这个福利院里待过吗？咦，那我可不着了。 那谢谢你啊，大爷。啊， <laughs> 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喂，高半清，通知三里河辖区交警大队，调取附近的监控录像，步威半小时到一小时前来过这里。严哥，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在家园路附近啊？怎么，有消息？哦，步威的手机刚开机了，微信刷出去十几块钱，收款方是个开黑车的，我们让交警拦住了那个司机。 他说：“布威十分钟前在河西路大桥边下的车，让记者老黄继续定位部位的手机，我这就过去。”你这样鸣笛是没用的，万一他不想见你，听见动静跑了怎么办？那你说怎么办？ 都已经到河西路大桥了，他肯定就在附近。跟我来。我今天来晚了，我要帮忙干好多活。没关系。我们今天玩什么呢？你想游泳吗？还是我们去摘枣子吃？都可以。 你拉琴吗？我可以听你拉琴。不能往前走了，前面是河堤。哎，醒醒！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布衣果然在这里，你看，他应该在河边站了很久了。过去看看。你来干什么？ 不是答应放我走了吗？你告诉我的，是你会拿着钱继续南下。南下，我要能去哪里？我什么都没有。我打电话给他，却拨了个空号。他真的不要我。 难道我表现的还不够好吗？你，姓王的让我接受考验，我就把申小琪他们引去了天纵山。我瞅准机会一推，那小子就掉进坑里摔断了胳膊。我趁机把他的惨叫声都录了下来。原来申家在电话里听到惨叫，是他录下来的。想尽办法才把他带到凤凰树林下， <laughs> 真辛苦啊。 但我知道当年的剧情就是这么辛苦的。他希望看到的是重演。果然呢，申小琪说要报答我，连发誓都跟剧本一模一样。都怪警察来的太快，都怪王星爷带的那几个人太蠢，竟然说时间不够，还说警察快要来了。我只能赶紧把申小琪推下山坡，只要他死。 我就算顺利通过了考验，成为真正能取代你的人。可你根本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。我只差一点就成功了，只差一点。都怪那几个杂碎，不敢带我走，还想灭我的口。如果不是他们，如果不是他们，我怎么可能被抛弃？他抛弃你，你也要抛弃你自己吗？你闭嘴！你懂什么？ 如果不靠自己动手去赚，我就永远什么都没有。而你呢？你那么轻易就夺走了本该属于我的东西。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我已经成功了，我已经顺利回到他身边了。不会，往里面靠近点。哼， <laughs> 不用你说。假惺惺，你们只是想抓我回去交差吧？事发时。 你还不满十六周岁，而且是受人唆使，法院应该会轻判。你的人生还很长，哎，别站在河堤边上，过来点，好吗？ <laughs> 原来我的人生还不算已经完了，是吗？是啊，在你们看来，只要没死都不算完，对吧？所以他抛弃了我，你们也觉得不算什么。 对吧？本该我的东西都被这个卑鄙小人偷走了，是不是也不算什么？那些犯罪的事情，染血的钱，变态的勾当，本来就不该属于任何人。不为，你看着我，根本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好吗？别当任何人的影子，就做你自己。 光明正大的活下去不好吗？你还那么年轻，他灌输给你的想法都是错的。骗！子你这个骗子！等等，顾魏。我已经死了，他都抛弃我，我留在这个恶心的世上还有什么意义？但就算样。你们也休想抓住我！不要。 别跳！小心！我是个骗子，但只骗了你一句话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对我来说没有意义。不是的，一直都是你自己，不是我的影子。 黑刀开始骗你的，只要你上来，我就告诉你，不别放弃。只要你上来，我就告诉你这些年发生的所有事情，所有所有，上来，上来。 <laughs> 你不如等到了下面，再一起告诉我。住手！喂，嗯，叶放手，放手！他是故意拉你下去的，他就是想拉你垫背。你他妈！对不起，什么？ 我不是故意要隐瞒你的，嘉庭。 江婷，江婷，醒醒，醒醒，江婷，江婷。 了吗？这种水域，你敢大半夜往下跳？你先顺顺气，顺顺气。啊！我刚才，我刚才在水里抓到他，我只差一点就，只差一点，我就可没用的，救不回来了。水中救援需要被救者配合，但他只想拉着你一起死。 自己有笔钱， <coughs> 跟我说，打算南下去打工。我猜他以后还要跟黑道可以联系，说不定 <coughs> 能通过他调出金杰和更多同伙。我没想到，他居然直接就…… 特别善于诱导这种本性中有点反社会倾向，或者心智没有发展完全，容易被权力所蛊惑的年轻人。不仅对不为，对我也也是。我知道，你和黑桃 K，才是真正的连环绑架案的第一对受害人，是不是？ 哪年发生的事？也是十五六岁。不，是我十岁那年第一次遇到黑桃 K 的时候。你们这么早就认识？我从小被遗弃在福利院门口。我十岁那年，有个夏天的傍晚。 在小河岸边，我遇到了一个小男孩，他穿的特别讲究，在对着水面拉小提琴。我心里觉得很稀罕，就偷偷的看他。后来偷看的次数多了，就发现他经常在废弃的剧院里拉琴，于是我就常常溜到剧院里。 我在二楼幕后听他拉琴， <laughs> 一来二去就交上朋友了。当时真以为是朋友。 <laughs> 那当时黑道 K 是怎么跟你介绍他自己的？八九岁的小孩子，用得着什么介绍？ 只知道有了个新朋友，每天都兴高采烈的偷溜出去玩儿。偶尔吃不饱饭的时候，他还带着零食点心之类的请我吃。所以在遇到绑架的时候，你才会尽心尽力的去保护他。对，整个绑架的过程，跟不为跟申小琪的，是一样的吗？ 是的，当时我们被困在山谷里，他还发着高烧，我只能到处去找水。我当时自己渴的都快咳血了，都不敢喝。其实也没多想，就是觉得如果我死了。 应该没什么人会在意吧，但他肯定是个很多人爱的小少爷。如果只有一个人能活，还是他活下来比较值吧。一个十岁的孩子在濒临绝境时，脑子里竟然是这样的想法：江婷， <coughs> 江婷的沈小琪跟不畏发誓说，等出去以后一定报答他。 这个细节跟当年是一样的，因为黑桃 K 也这么说过。可能他的原话比申小琪还重，什么发誓这辈子永远是兄弟之类的。不过二十多年了，我也记不清了。那后来你们还是得救了？ <coughs> 那所谓的矿泉水是？ 什么水啊？根本没有那瓶水。黑桃 K 所谓的背叛是指另外一件事。我们被困了好几天之后，脱水、高烧、受伤，几乎已经到极限了。黑桃 K 家里人总算找到了我们。我当时迷迷糊糊的。 听到有人在头顶上叫，抓住绳子，我就下意识的伸出手，但是黑刀 K 动作更快，突然从后面推了我一把，强行抓住了那根救援的绳子，我就看着他被拽了上去。他们把你抛下了？这倒没有。又过了好半天。 太阳都下山了，才有人把我拉上去。那伙人当时不太想救我，我知道。我推了你，你还记不记得？嗯。你恨我吗？不恨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是你的家人呀，他们先救你，也是应该的吧。 我又没有家人，我就是你的家人。从今以后，我和你平分财富、地位和权柄，你就是我唯一的兄弟。所以后来，你跟黑桃 K 是一起长大的。 还记不记得我告诉过你，早几年我追查蓝鲸时，在一个已经废弃的村庄制毒基地遇到过黑桃 K，还被他拿枪指着头。那是绑架过去整整二十年后，我第一次遇到成年后的黑桃 K。 <laughs> 所以现在你知道为什么秘密调查行动暴露后，他灭口了那几个线人。 却同意放我走， <coughs> 甚至许诺可以合作的原因了吧？二十年过去了，但我一直没有忘记。那你现在是想要杀了我吗？ <laughs> 不，你是我唯一的兄弟，一直是。我的财富、地位、权柄。 尘世间光怪陆离的一切，都可以与你分享。就像二十年前，你我分享山林间的泉水、野果，以及后来那根救命的绳索。 <sighs> 江婷，那二十年来没见，也许只是你没见过他，他却一直在注视着你。什么？ 我们在布维特父母的旧家里发现了一张光碟，里面是一些关于你的片段。早在执法记录仪被警方普遍使用之前，也就是说，那张光碟很早就被录下来了。对，我不知道这段录像备份是怎么泄露出去的，但它落到黑桃 K 手里的时间，一定比你再次遇到他的时间晚。其实我早有点感觉，怎么？ 因为小时候的那次绑架，我在医院住了小半个月。出院那天，黑桃 K 在门口等我。他说：“如果我发誓永远不背叛他，就带我离开这个小地方。”我当时高兴疯了。没多久，就被人领养到了大城市，送进了一所公立小学。但所谓的领养…… 只不过是一种说法，我还是一个人住着。连续两年生活费都是以现金的形式，按时出现在家门口。小时候没感觉哪里不对，等上了工大，才隐约觉得蹊跷太多了。毕业后仔细一查，那个所谓的领养人其实不存在。 只要当年工大政审再严格一点，就会发现我基本上就是个黑户。如果你当初没有坚持调查蓝金，没有找到那个制毒工厂的话，你觉得黑道 K 还会出现吗？ <coughs> 我不知道，但只要蓝金在市面上流通，就总有一天会暴露。 而我肯定会顺藤摸瓜的往下查，不管早几年或晚几年，重新遇到黑桃 K 是注定的事情。你有没有想过，黑桃 K 是故意让你成为警察的？ <laughs> 我当然想过，尤其是当我发现公州公安系统内部不干净的时候。怎么说？重新遇到黑桃 K 以后，我考虑过是否要向上级汇报，但最终还是不敢说。 一方面，我怕说不清楚；另一方面，是怕遭到杀身之祸，中断所有线索。因此，我选择性的告诉上级，那个村庄可能隐藏着一个地下制毒工厂。然而，行动展开的非常不积极。等围剿时，那座工厂已经被废弃，没搜出任何关键性证据。从那时起，我就知道。 上层有人被渗透的非常深，而黑桃 K 说的合作，也只是一种非常客气的说法。因为就算我不想合作，也必须按照上级指令来做事，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。但你不是那种坐以待毙的人， <laughs> 对，我不是。所以，你策划了塑料厂那次围剿，想出其不意给他个狠的。 我用了很长时间来策划那次围剿，在漫长的反向渗透中，渐渐接近了宫州禁毒总队的几名卧底，其中有一名长期内卫，叫铆钉，有着专业级别的谨慎，也许在外人眼里看来是懦弱的，他的自我保护意识极其的强，对情报的处理弹性非常大，有时甚至宁愿放过一部分犯罪，也不肯冒丝毫被毒贩怀疑的风险。 所以他潜伏到了最后。对，铆钉甚至有机会接触到了红星 Q。三年前塑料厂极度爆炸案其关键性线报。就是铆钉从红星 Q 那得到的。铆 <laughs> 钉曾向警方发出过加密邮件，解码后是生态园基地里的毒品和非法武装。是的。 那你为什么还要在行动之前临时把警力抽调到塑料厂呢？警力不是临时抽调过去的，而是本来就在塑料厂。生态园基地那边的指挥车只是虚张声势，因为我不相信这份情报的真实性。不相信？在行动开始前，我通过各种渠道确定。 铆钉已经被内部人员出卖给了毒贩，我紧急制定了相反的计划，以精锐警力全面布控塑料厂。但行动开始的同一时间，我突然得知生态园那边发现了八十多公斤毒品。 B 组破门突入，行动！指挥车，请讲。江队，好消息！生态园基地现场行动结束了，我们缴获了大批毒品，正关进撑住，准备运回市局。江队，行动取消，全部撤退！江队，撤退！江队，快回来！不好了，江队冲进去！江婷，江婷。 清醒一点，哎，江停。我从爆炸现场被绑走，之后几个月一直被蒙着眼关押在某个制毒据点，有好几次我以为自己会死在那里，直到某天黑刀开说。 他们抓住了试图逃走的警方卧底，我就知道茂丁最后他也没逃出去。但是岳广平正在外面组织警力营救你们，不，是救茂丁。我在他们眼里是个叛徒，对我来说其实也无所谓。可惜警方来的太迟了，黑桃 K 在那之前。 就把我带到关押铆钉的地方，给了我一把枪。他说：“只要我杀了铆钉，我就可以离开；否则就和铆钉一起死。” 你扣下扳机了吗？是你杀了毛丁吗？江婷，看着我，没关系，不管发生什么都没关系。告诉我，是你杀死了毛丁吗？不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是你杀了他。是，记住。 他是为你而死的，是为你而死。他是为你，是你杀了他，再没人会相信你，没人愿意听你说任何一个字。罪行和判决在故事最开始就谱写好了，所有人都希望你来当叛徒，否则正义哪来的用武之地呢？所有的一切都没法跟人解释，领养人、生活费、政审材料。 我是怎么从贩毒集团逃出来的？为什么没有被杀？为什么杀死铆钉的子弹检验与我的枪管弹痕完全吻合？这无数的疑点，没有一个能解释清楚。我的档案，乃至整个人生，黑道以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 所以，如果我是你，叶贤，上面这所有的话，我一个字都不会相信。岳广平死了，老丁死了，塑料厂爆炸案后发生过的所有细节，除了黑桃 K 之外，只有我自己知道。 <laughs> 就算你愿意听我解释，我也说不清自己的指纹为什么会出现在麒麟石室的门框里。 如果我是你，最稳妥的做法是把江婷这个人交给警方。他们都过来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我相信他吗？江阳县医院那次之后，你问我为什么不肯说出真相，其实我对你说的话全部都是实话。 只是隐瞒了一部分内情。之所以隐瞒，也并不是因为怕你卷进这趟浑水，而是因为我不相信，我不能让自己相信你，因为我现在已经什么都没有，只剩下这条苟延残喘的命了。 <coughs> 如果有朝一日你把我转手卖出去的话， 这条命可能都坚持不到回宫州的那天，但我必须活着，不然那么多人平白枉死，指望谁来讨这笔血债？那现在是怎么回事？是什么迫使你总算愿意相信我了？是怕我真的不分青红皂白把你告发出去，所以不得已而为之？还是你终于愿意？ 稍微睁眼，看看我为你做的一切了。你做过的一切我都能看到。我从未拥有过来自父母、手足的亲情，不曾体验过男女之间的爱情，甚至没交过什么朋友，连友情都相当匮乏。如果说曾有人最接近我心里那个位置的话，那个人是你。 但我无法放任自己回应这种感情，我不想骗你。严队，严队，陆工问。所以，严贤，要不要把我交出去？你自己决定。停止审查。你呢？还是老老实实写个检查，交到厅里，该通报就通报。 该停职就停职，你爸说了，坚决配合组织的处理意见。呃你是？啊，你是曾伯母吧？我姓陆，刚调来见你工作，不好意思叨扰了。雷鸣声响彻云霄之上，波涛起乘风破浪，黑与白交织，灰色的。 车窗。